没有叫起来了，啊，禅宗这一法，又叫做新的法门。 这个应该说大家都很容易懂，心地嘛，人人都有个心呐。我们禅宗这一法呢，就是专门用心的，也可以说，就是找这个心的。 人人都有心，那么既然有，那还要找吗？就不要找了。这个道理好像是蛮对的。那么既然有，还要找什么呢？给我东西掉了，没有了。 好没有不行啊，我要用啊，所以要找。那么为什么要找这个心呢？这就是说，众生在迷，把这个心呢忘掉了。我们要找这个心。 是找的我们本心，啊，本心呐， <clears throat> 本来有的。那我们现在一天到晚用的什么心呢？用的就是妄心，妄心。 把我们这个本来这个心呢，掩盖住了， <clears throat> 妄心虚妄的，所以造一切业也是虚妄的。虽然说造一切业是虚妄的，可本对我凡夫来说。 他有的时候，他还起作用啊。啊说生死是假的，你说生死是假的啊？我看你现在就不是假的，嗯，生死浩然都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这个一天到晚，哪怕一辈子，都在生死这个圈圈里向打转转。 啊，六道轮回，头出头没。这个生死是什么东西呢？生死是苦的，啊，你说是苦也是假的。我看那个苦，你说是假的。当你受苦的时候，我看那个日子还不好过。 说一些大道理，不能够抵生死。说一些大道理，我们日常就是遇到一些个烦恼的事儿、困难的事儿，你都能抵挡不过去。嗯，那大道理有什么用啊？ 所以宗门下叫我们要脚踏实地的用功，这才是老老实实的，啊，真实不虚的，啊，这是我们大家呢都要共同遵守这一个原则，老老实实的啊，一点不能够弄虚作假，好好用功。 啊，只有这样的是真的。 <coughs> 啊，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那个谭虚老法师这个《影尘回忆录》啊，说了这么一段故事。我也曾说过的，谭虚老法师呢是亲近剃老的，体现老法师。 提线老法师是我们天台宗的啊，台宗的泰斗。这个提线老法师有一次有病啊，啊，呃，这有了病了，就找医生看病，啊，吃药，拿这个病啊。 还就治不好，嗯，这个病呢越来越严重，并不是好过啊，病是有痛苦的，病苦病苦嘛，啊，哎，当时有一位学人，他呢也不是说有意。 啊，友谊怎么样？他说好像好像蛮关心。他说：“老法师，你这个台总的泰斗啊，又讲经又讲观，你那个讲观嘛，台总有么三观呢？啊，空观啊，假观啊，中观。那就是说，老法师，你可以把你那个用观修观的功夫提起来。” 啊，空观呐，假观呐，提起来那个病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那怎么也痛苦了？那个剃老法师当面被这个学人一问，哎，啊，当时剃老就是心里想啊，这个学人呢，还是有意将我的军的。 还是真是啊，关心的。嗯，老法师呢倒也很坦然的啊。他说那个观呢是假观，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。他说我这个病是真的啊。 那可见的，你这个官没有能够修成功啊！你这个病还是真的，你说病不是假的是真的，啊，说起来都是假的，啊，用功用功用功的最高的目的就是抵挡生死的。 嗯，什么老僧自有难仙法，八苦交见总不妨。平常说的，我这个用功用功蛮好，用着蛮得力的。那你是太平无事，我这个身心自在，啊，一点烦恼没有，一点障碍没有，啊，身心都是。 啊，呃，没有痛苦，啊，用功蛮得力的，稍微有一点障碍，哎呀，我这个感冒了，啊，这个小毛病啊，啊，伤风感冒还能算病吗？啊，那还不大，哎哎，你就是伤风感冒了，恐怕对你这个用功的人呢，就有点打闲差了，哎。 啊，你这个用功的人能够伤风感冒就若无其事。我把功夫提出来，提起来。平常有功夫十分，到了有病的时候呢，呃，弄得不好剩个么一两二两一两分。说说，我有病，我这功夫也能得力，啊，我能够把持得住。 啊，我这个功夫用到这种程度，啊，那个有病毕竟是有病啊。如果到了八苦交煎啊，舍命的那个时候，那你要有功夫啊。病重时分，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，那是啊，生死生死嘛。 啊，那就没有史分了，啊！如果说我这个生死也有史分，那可以的。你像古人，啊，不论是宗下也好，教下也好，过去的祖师啊、高僧啊、大善执事啊，都能够来去做，由，来去自由啊，啊，欲知时至，坐脱力往 这是在我们这个佛教的历史上，那这太多了，啊，不稀奇，啊，那个生死呢，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。你看我们这个人，天冷了穿一件衣服，天热么脱一件衣服，就这么容易。我们现在的人，啊，说起来自己我这个本事大了，我天大的本事，我什么都。 都有办法，什么都有能。耐你这个事儿你就没得办法了。你能够来去自由吗？啊，你能够预知时至吗？啊，你能够善事吗？就是好好的死，一点病痛都没有。啊，难享舍命。哎，那也是修得来的。 不是修得来的吗？如是因，如是果啊！到了临命终的时候，痛苦交加，啊，完全做不了主。嗯，你看看我们这个修一辈子，啊，有人修一辈子呢，啊，修的呢。 啊，聪明一点，伶俐一点，还有的人修修修修修修修修修就糊涂嘞，哎，你看这怪事情啊！所以这个修道不容易。嗯。刚才我们讲禅宗这一法称为心地法门，人人都有心，而且是一切唯心造的。 下地狱也是新造的，成佛也是新造的，在施法界当中，因因果果，那我们小佛的人呢，那就要擦亮眼睛，自己选择自己要去的那条道路。心地这两个字。 要做文字来分析呢，一个是法，一个是欲。说这个心，这个心是个不说到家呢，这个心呢，真正的心呢，它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么，也不可思，就是心也不能去想它。 也不可以，也不能嘴也不能说他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福菩萨慈悲啊，给我们说了一个譬喻啊，那个三藏十二部里头有有因缘譬喻啊，说是月影长空举扇喻之啊，逢系太虚。 啊，动动树欲续之。这个佛菩萨那个说法都是圈巧方便。啊，举这个譬喻，这个譬喻呢，也有满喻，也有半喻，啊，它不一样。刚才说这个心，不晓得心是什么样子，说个像那个大地都晓得吧。 我们居住在这个大地，山河大地啊，心像地一样，所以称为心地法门。 <coughs> 我们这个人类世界啊，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一个人类世界，因为我们都是人。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人类世界，啊，在十法界当中叫做人法界，共业。那么人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地上啊，啊，都在地上。一切草木、丛林、山河大地，有情无情，都依地而住。这个地。 那个《漏祖坛经》，漏祖大师说的几句话，啊，说是心地含诸种，普与细结盟，啊，顿悟花清矣，菩提果自成。心地含诸种，心向大地呀，你是个大地。 什么种子都从地都含藏，都什么啊？地下都有的啊。那我们这个心地呢？心也像大地一样啊啊！什么种子？我们这个时候呢讲这个种子呢，因为它也有善种，也有恶种。我们现在讲消法。 就讲这个善种、菩提种子，啊，一切善根种子都从都居住在心地里面。 <coughs> 善根种子，这个善根种子、种子、种子虽然是种子，它也要也是因缘所生法。 没有因缘，没得缘，它也不得生。假设把你一颗种子，无论是花种、草种，啊，粮食种子，放在地下去。你说我这个地下不浇水行不行啊？啊啊，不得太阳也不行的。啊，雨露滋润，风风，哎，风摇日晒，少一个条件都不行的。 啊，因为我最近呢我们现在这个江苏省啊，有些地方啊闹干旱，冬天的小麦都长不出来。那个小麦不是下着种子了吗？下在地下，啊，没得雨水怎么长呢？长不起来。一切众生的无量劫来的善根种子，这个种子种下去了，就像今天在禅堂里边，嗯。 那有些人，啊，进入禅堂做什么呢？就是来下种子的，哎，来种善根的。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参念佛是谁，啊，用来做什么呢？种善根。 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这是从耳根下的这个种子啊，大乘圆顿的呃这个道理啊。如果经历你的耳根能够接受，永为道种啊，那它是不会消化的。就像我们人吃东西，那会消化的啊。 吃饭呢，吃馒头它就会消化的。假设你要吃一粒金刚，吃到肚子里上去，它是不会消化的，啊，最终还是金刚出来，啊这个菩提种子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你不种这个种子倒罢了，种了这个种子。 最终呢，它都要发芽的啊！所以一切众生，呃，发菩提心、小佛，都是从这个地方逐步、逐步的发展起来的。 那你看看到禅堂里下来，如果我们像什么，他没进过禅堂的，哎，说是搞么事，这个禅堂打气啊，蛮热闹的，人蛮多的，进去跑跑，他不懂哎，啊，他虽然不懂，他别个不懂，他眼睛能看呢，嗯，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做什么事情啊？又跑又坐，啊，他这无形当中呢，他就种了善根的。 因为这个环境，这个现象，不是一般的现象。啊，世间法哪有像我们这样子的？没有的吧？啊，他就种了善根，多生多劫，多种因缘，种下这个善根种子，无量劫来种这个善根种子，因缘成熟的时候呢，它就发芽了。 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法，啊，没有佛法的因缘，不闻佛法，你那个善根种子怎么会发生的？ <clears throat> 种子要熏的，啊，不断的熏习，不断的熏习，使它逐步逐步的成熟起来，啊。 所以这个漏祖大师讲啊，普语系结盟啊，普语嘛就是十方诸佛啦、诸大菩萨啦，啊，跟历代祖师啊，啊，书法，度一切众生，这叫做法语。加上我们这个大地，呃，地下的种子那么多，什么种子都有。要是老不下雨，种子能生吗？ 是不能够生的。我们众生这个心地当中具足的种子，也复亦复如是，没有缘它是不会生的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所以佛法讲因缘所生法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缘呢非常重要。这个众生从无量劫来，你自己不晓得。 啊，如果要按照道理讲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想举行禅机活动，行这个教外别传的无上大法，向上一招假设你这个人不是从无量劫来种无量善根，哎，很难想象能够参与啊这个法会活动。 我们可不能够自暴自弃呀，啊，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，啊，众生的善根都是助不助不成就的嘛，啊，你晓得你过去，那当然你过去是不晓得的，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，过去的事情我们是不晓得的，过去的事情不晓得。 从现在的这个现象，你就应该晓得，佛法讲因果，前因后果，啊，要晓得过去生是什么样子，我的现在是什么样子，你自己没得数吗？嗯，这个善根种子在我们这个心地，啊。 你看我们这个地下的种子啊，有的在表面上，啊，有缘它就生出来了，啊，那个我们这个大地也蛮深的，什么种子都有，啊，几千年的、几万年的，你看看有的，我们前天看的一个报纸上说是，说是发这个这个有什么古墓，啊，几百年、几千年这个坟墓，来开挖出来。 它里向啊，有几百年、几千年以前的殉葬的，那个什么种子，哎，它现在把它拿出来了以后呢，它还能发芽，还能生长，啊，种上新地当中过去种的什么种子，什么种子，到了因缘成熟的时候，它就会发生的。 我说一个，说这么一个一件事情，这是我们在佛教当中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这个世界是有成住坏空的，啊，小三灾是刀兵、机警文艺它呢是不坏世界的，到了大三灾呢就坏世界了。 啊，火灾坏初产，啊，水灾坏二产，风灾坏三产，这个四产呢，它是不坏的。你们看过佛经的吧？如果这个世界到了坏劫的时候，啊，它先从初产坏起。 初禅，在这初禅定中当中呢，那叫做离生喜落地，啊，二禅呢是定生喜落地，第三禅呢是离喜妙落地，到第四禅呢是舍念清净地，所以它前面这个初禅、二禅这个三禅天呢都坏，那么你想想看。 我们漏这个 <coughs> 右界，我们这个右界啊，啊，地右乐鬼畜生人天，啊，有地居天，还有空居天，因为它是有欲，啊，它是必然要坏的，畜生也要坏，那么这个坏了这个世界。 我们这世界上坏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的众生哎，啊，坏的这个出禅天跟欲界，这是一报，那还有好多正报的众生，你说坏了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必须有个地方去不能坏了就死了，死了也不行，死不掉啊啊，到哪去投胎？ 那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世界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初 <clears throat> 生坏了，欲界坏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不能到他方极乐世界去，啊，到西方去啊，没就这个道理，他就都升到二禅天，啊。 到了二三天坏的时候呢，二三天的人呢也还有那么多二三天的天众啊，啊，那么这个世界坏了，他的医钵国度坏了，那么二三天这个人到什么地方呢升到三禅，啊，说是三禅天也坏了，三禅以下都坏了，都是风灾的时候，都升到什么地方呢都升到四三天去，哎。 我们想想看，那不讲因果吗？啊，你要生到初又要有得初产定；生到二产要得二产定；啊，生到三产四产天呢，也要得到三产天一个四产定。你说这个世界坏了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那么多的人。 他都升到四禅天，怎么升去的啊？啊，所以众生境界不可思议，佛境界不可思议，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。我们这个佛法呢，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呢，都讲不可思议的啊。那么世界坏了。 这个讲这个世界安立呀，世界成住坏空啊，坏了以后还要空，啊，经过空劫，那么一段很长很短的时间，空了以后呢，又进入成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又成立起来了，啊，而成立起来以后，它也也是一次成立的，啊，呃 三禅天、四禅天不坏，成劫的时候呢，三禅天成就了，那么四禅天的人呢，呃，都升到三禅天来，就过去升到升到四禅天去一次下降。说众生无量劫了，我们现在做个人呐，啊，说是无量劫了，无量劫了，我们这是是不晓得这个经过多生多劫了。 所造的业，轮转生死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一生当中想什么？哎，也想快乐呀，啊，都想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离苦得乐。这一点呢，九法界都一样，啊。 都一样了，离苦得乐。那么这个离苦得乐，在我们人世间比较起来，人与人之间，哦，这个有共业都做了人，有别业呢，那就苦乐不一样了，福报、智慧都不一样。讲一个苦乐。 世间呢，我们这个人世间三界之内呢，没有落的，没有落事情啊。说说这个落事情呢，都是暂时的，不都是暂时的吗？啊，你是生到四三天，哦，四三天呢那是落的，啊，三禅天是在三界之内是最落的，啊，离喜妙落，嗯。 那是比较来说，究竟不究竟呢？不究竟。为什么道理不究竟呢？他这个禅定，他还不能出三界，不能出三界。这个三界如火热啊，啊，这个三界有生死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人。 一天到晚求快乐，求名求利，追名逐利，求快乐，啊！ <clears throat> 不知道这个苦，不知道什么叫做苦。佛教里想讲三苦、八苦、十一苦、无量诸苦，啊，这就是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，啊。 说的轻描清淡一点呢，说我这个五处乐事。实际上三界呢，释迦牟尼佛说亲口告诉我们的，三界犹如火这一样啊，时时刻刻烧我们。啊你看我们被这炉烧吧，那不苦吗？苦苦，啊，说什么叫苦苦呢？ 世间人都认为这是苦的，生病是苦的，啊，肚子饿了也是苦的，啊，劳动也是苦的，都是苦的。这个大家是苦的，啊，那么我们认为是乐的，是不是苦呢？我们认为是乐的，比如我吃好的，哦，快乐；穿好的，我快乐；跳舞也是快乐，啊。 佛法呢不认为这是一种乐，他认为这个乐，这个乐呢是坏苦，落不得长啊，啊，你说我吃好的，哎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好像是蛮快乐，吃下肚，这快乐就没有了，啊，快乐没有了，那比较起来那就是苦的，啊，还有一个呢是行苦。 三界以内，它最终呢，都把你引向了这个苦的深渊。啊，三界之内，这这这是苦的深渊。出了三界了，啊，说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应该说是我这个生死就了了，了了固然是了了，了了一个分段生死。 分段生死了了，分段生死了了，还有一个变异生死呢，啊，都那那这个呢就境界就高了。对一般初发心的人，他还不晓得上求佛道，啊，不晓得上求佛道，啊，他说了生死就好了，啊，这个佛法的阶位，啊。 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，他不知道，啊，也不晓得什么叫成，晓得成佛呢，成佛到哪儿去啊？成佛还要吃饭不要吃饭呐？成佛还要穿衣服不要穿衣服啊？成了佛以后天冷了是不是还穿棉袄啊？啊，他都不晓得，嗯？ 说我们现在想用功办道，所以这个心发不起来，道心发不起来，就是对佛法呢了解的不深不透。他说：“我现在不是蛮好嘛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蛮好就蛮实一点，啊，得少为住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发菩提心。” 不容易。那个古德讲的，这个菩萨发大心，雨子安落花，世事因众多，所成就者少。这个发菩提心，简简单单的这么一句话，如果说你理不清楚。 啊，每每呢，容易在这个菩提心道路上呢，容易退堕。发菩提心，发菩萨心，他像什么样子什么叫做发菩提心呢？啊，像鱼子安落花一样，这是这是在什么地方讲《大智的论》中说的啊？鱼子，你看这个水里像这鱼，啊。 它也要繁衍后代呀，那个鱼子啊，那个鱼下的那个子啊，啊，那个成千上万的下在那个水底下，那个鱼子都能成活吗？不能。啊，安乐花呢？安乐花是一个树，这个花呢？ 本来说有花就有果，但是他这个花呢开的满满树都是花，结的果子很少。啊，说世事因中多，所以的菩萨发大心，世事因中多。烧火的人，这个发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做早晚课的时候。 要念呢，念就要过心呢，啊！你这个发这个心，不是在菩萨面、在佛面前一天到晚发的吗？啊！那个八十八佛，我今发心，不为自求人天福报。哎，人天福报啊！我们现在做个人就够苦了，还偏偏有人呢认为我比你好，我这个地方比你好，啊，我钞票多。 我现在是怎么样子？啊，这个不是颠倒吗？人间福报都不求的，声闻缘家都不求的，啊，全叫的菩萨都不求的，啊，只取最上乘。人人都能够发这个心，我们这个人就是，啊。 上上人，那那些歌那些歌呢？配得起我们现在这是个选福道场，选福道场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啊，在这条道路上，把自己用功的道，把用功的道理理清楚，把整个的佛法的道理了解清楚，但愿生生世世不退。 那你经济今后一定成佛的啊 <coughs> 啊发心发愿啊佛法有很多的道理，都要求我们呢运用运用啊。 说是成佛要发愿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个愿心，啊，我们做一件佛事，愿消三当中，不要怨吗？啊，那每个人呢，在因地当中呢，都发愿的，有通愿，还有别愿。这愿是什么东西呢？愿就像走路的灵想到一样， <coughs> 啊。 是世出世间愿为前导，我们都不能够理会到我们今生来啊，做一个人闻道佛法，或者是出了家了，或者是皈依三宝了，甚至受过五戒了。 难道没得因吗？难道没有愿吗？啊，人家说是乘愿再来的，有几个人晓得是乘愿再来的？啊，那你说不是乘愿再来怎么来的？不是乘愿再来，这就是乘业再来的。他总有一个推动力使你来的，啊。 哎，是有这些事儿的。 <clears throat> 假如说，我们今天能够做在在这佛的教法当中，特别是在这个末法当中，发心出家，现比丘相，啊，少龙佛种，弘扬佛法，那你说他们有点来历嘛？啊，我们都加以尊重，都有来历的。 我就自己，我就感觉到，哎，我这个人，我生长在北方啊，那怎么神差鬼使的，不晓得七弄八弄的，跑到，跑到扬州来了，怎么来的？嗯，世俗世间愿为前导啊，那个愿你前生发了个愿，当然你今生是忘记的了，那忘记是忘记了，但是你这个善根的种子呢，它是不会忘记的。 啊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啊！啊，我们前生哦是学禅禅的啊啊，住过禅堂的啊，参过念佛是谁的啊，还不止一生一世。那么到了金山，到了今生呢，进入佛法门中呢，哎。 八万四千法门，他对别的法门他不感兴趣，那这禅宗他得感兴趣，啊，你说没得因缘吗？一定有前因后果的， <clears throat> 那就是你过去啊，哎，参过禅的，发愿呐，我这一辈子没没没有把这个念头没参通，啊，没参通，来世再来，啊，就来了嘛，来了再参。 啊！我今生还没参通，再发个愿，我生生世世参念佛是谁？我不参通，我就是我不就不罢休。但是你前生的发的愿，你今生是今生是忘记的了，啊！但是在你的今生的记忆当中，你是记不得了。但你过去的发的愿呢，在你的八十天中呢，它是不会忘记的。 心地含珠种，普语系结盟，遇到了因缘会遇时，那因缘会遇时到了，啊，佛法呀，啊，这是莫大的因缘，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善知识难遇，中国难生，我们都具备了这个条件。 难道说我们不应当要珍惜吗？啊，善于把握，一点不能空过，啊，我常说的，啊，修福的道路上只有两个要点，就是修福修慧，啊，你少一点都不行，没得福报也不行啊，没得福报你想参禅也有困难的，学什么法门都有困难，啊，单有福报没得智慧也不行啊。 啊，两条腿走路，说是如鸟二翼。你看鸟在空中飞，是不是要两个翅膀啊？一个翅膀是飞不动的。如车二轮，两个轮盘，这就走些路那就稳当了。啊，走路走路，像什么走路。 你看看走路要具备什么条件呢？要有眼睛， <clears throat> 不，这眼睛不能走啊，怎么走啊？啊，那么腿也不行啊，光有眼睛，没得腿，你就望着这个路怎么走呢？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目足兼备啊，说是我有眼睛，就是我什么都懂。 什么都懂，你什么也不做，你也不修佛也不念，禅也不参，啊啊，你你你你怎么说啊？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所以禅宗这一法呢，就是讲要恨门，要真是要行的，目足兼备，啊，有眼睛，还有两条腿，我这个路就好走啦，啊。 这个道理在佛法当中，八方世界哪一法门都适用的，禅宗这一法也不例外，也适用的，必须要目足兼备，啊，说多了打家仗大家伙记心来。